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七十四集，脚尖突然接触到地面，洛涵没有习惯，差点摔倒。林青霄手揽着洛涵，等他站稳后才收回手。洛涵回头望向寂静深沉的密林。 又举目望向看不到边际的花海，问：“我们这就出来啦。嗯。他们走出很远，都离开密林了。这次不必再担心发出声音被林宠玉听到。洛寒长长松了口气，说：“唉，终于能出声了，刚才憋死我了。”林清霄背着手看向前方，没有接话。 洛寒明白林清霄大概还在尴尬中无法自拔，他非常理解，试图给两人圆场。他刚刚中了媚妖的毒。林清霄微不可见的点头。对。洛寒没有过脑子，脱口而出。啊，这毒还挺耐解。洛寒自己说完没事，反而是林清霄脸红了。他飞快的瞥了洛寒一眼，皱眉说：“你。” 洛寒抬头，一双眼睛清澈透亮，明明白白的倒映着林青霄的影子。林青霄对着这样一双眼睛，实在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他再次抬起视线，轻斥道：“你一个小姑娘家，说这些话不好。”洛寒挑眉，换了个话题：“啊好吧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啊？” 实话实说，洛寒最开始在案发现场看到林青霄时十分震惊，但是只要想想就知道不会的。洛寒或许会偷偷听壁角但是林青霄不至于。当时林青霄看的那样认真，估计是另有他事。林青霄多少松了口气，他不是很擅长给自己解释，如今洛寒提起，他就顺势澄清道：“我在找你。” 路过那一带时，隐约感觉到魔气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就停下来了。后面的事情，洛寒也知道。洛寒点头，原来是魔气。想到这里，他神情微微一怔。林清霄也注意到魔气了，是不是说明那日在非洲上，我察觉到的魔气并不是我的错觉？林清霄见洛寒沉思，心知是有不妥，当即也收敛了神情。 低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洛寒摇头说：“我现在还不确定。为了防止冤枉了他，我观察几天再告诉你。”“冤枉了他？这个他是谁？”洛寒不想说，林清霄也没有追问。他们两人一边说话，一边从花海中横穿过去。这种花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，共有五瓣，每一瓣的边缘都散发着弱弱的荧光，而且极为脆弱。 只需轻轻一碰，它们就掉落了。洛寒一路走来，衣服上蹭了许多银色的花瓣。他好奇问：“这是什么花？”月昙，如月光一样脆弱，如昙花一样短暂，名字倒是很贴切。洛寒把落在自己衣袖上的月昙花瓣剪开，他语气十分无意的问：“刚才的事，你不在意吗？” 洛寒有点担心林青霄还是放不下女主，毕竟后世他都干出一怒为红颜，陈兵百万只为杀掉男主的事儿。不怕滥情，就怕从不动情的人生了感情。林青霄这种性格，他要是执着起什么事儿来，也挺可怕。洛寒出于私心，不太愿意林青霄再卷入男女主的感情纷争里。明明他专注自己。 就这样一生追求大道，不问凡尘是最好的。但是感情的事没法讲，洛寒也只能变着法打听，看看他如今对男女主的态度是什么样的。林清霄说：“他今日这般丑年之位非君子所为。若换成另一个女子，我必然要阻止她。云梦涵和林崇玉是情侣。 虽然如今关系扑朔迷离，但是两人相互有情，又有情侣的关系，这种事情外人真的不好插手。如果是其他女子，拼着败坏中山的名誉，林青霄也要拦住林崇玉。趁对方女子神志不清时轻薄对方，真的非常不上台面。洛寒顿了顿，这确实没错，但是却不是洛寒想问的，他只能硬着头皮明示。 那云梦涵呢？林青霄看向洛涵眼中情绪不明。洛涵赶紧说：“今夜月色正好，我只是关心一下队友的情感状况，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呀。”林青霄并不相信，洛涵似乎非常关注他的感情状况，尤其是和云梦涵相关的。按理，林青霄该拒绝的，他并不喜欢别人进入他的私人领域。 但是今夜不知为何，他心底似乎并没有排斥。最后，林青霄语气轻飘飘的，漠然说：“他们的事早和我无关了。人皆有私情，当日雷劫时他只认我，我并不怪他。但是此事结了，他曾经对我的一药之恩，也可以勾销了。”洛寒心里最后一丝疑虑也放下了。 如果真的还有感情，想必没有男人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子在另一个男子身下承欢。方才在林子中时，林清霄一直是尴尬难堪多于气愤，可想而知，至少现在他对云梦寒完全没有男女之情。这是一个好开端，只要林清霄这边不去瞎掺和，洛寒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防着男女主发动禁术了。 洛寒若有所思，没想到林清霄不声不响的突然甩出一招必杀技。你似乎一直很担心我的感情，为什么？这一刀扎中靶心了，洛寒没法解释，只能含糊的打哈哈。哎，也没有啊，我之前要求你这一千年都寸步不离的保护我，现在想想挺不地道的。你毕竟也有自己的生活。 如果这一千年因为我的缘故耽误了你找眷侣，那就是我的不好了。洛寒这话真假参半，他不知道林清霄信了没有，反正他良久没说话，片刻后忽然说：“不会。”啊？洛寒没跟上，问：“不会什么？”不会有其他人，也不算再耽误。林清霄说：“你安心长大就是了。” 不要胡思乱想，其他。洛寒被说的都反驳不来，可能是此刻氛围正好，可能是身边乐坛的光芒太柔和，洛寒竟然能以调侃的口吻和林青霄开玩笑。我这是为了你好，你这样的性子很容易孤独一生的。那又如何？林青霄完全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，无拘无束，一心求道。 这难道不好吗？反倒是你，小小年纪，整天脑子里就想着眷侣，你才该收收心。哟，手握赐姻缘大权的天道表示被冒犯到了。洛寒挑了挑眉，威胁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不需要姻缘啦？”“不需要。”他回答的冷静漠然，看着真有点无心无情的样子。洛寒也不敢和他打赌。 因为洛寒担心，最后被打脸的人是他自己。林青霄看起来太无性恋了，他一生不找情人，还真有可能。洛寒随手折了一只月坛他轻轻呼了口气，月光一样的银色花瓣就凋落了。洛寒感慨：“哎，美好的东西都脆弱。你这样不知情也不知爱的，其实亦乐得轻松。” 林青霄本来想反驳，他并非不知情，也不知爱。然而话才刚到嘴边，就看到洛寒朝他轻伸过来。林青霄怔了一下，本能的顿住了。洛寒从他肩膀上拿下一片花瓣，示意给林青霄看。看，刚才的白色碎花。林青霄才意识到身上有落花，这本来是绝不可能的事情。 他对自己要求严苛，衣服上怎么会有落叶、落花等物啊？但是，他刚刚走了一路，竟然没有发现。林青霄怔中，方才关于情爱的话题也自然而然带过了。洛寒把花瓣拍到地上，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去和苏继白、叶子楠会合，然后一起去找特元圣。”林青霄慢了半拍。 才收回思绪，点头说：“好。”林崇玉和云梦涵荒唐了一夜，等到天亮，云梦涵才力竭睡去。林崇玉把云梦涵放在平坦的地方，用自己的外衣把他的身体盖住，然后去外面找水。林崇玉是火属性，克水，不方便用法术凝水。他们昨夜缠绵了一夜，身上到处都是汗迹。 还是找现成的水源方便一些。云梦涵现在还在昏迷，林崇玉不敢离开云梦涵太远。好在希尔米海水源多，在林子中找水并不难。林崇玉靠近湖泊边，正要打水，忽然身形一顿，他感受到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。林崇玉身形不动，手里已经暗暗蓄起灵力。谁？ 出来！密林中依然安安静静的，双方对峙片刻后，几个黑色的人影慢慢的浮现在林荫下。中山大公子好兴致。他们身上缭绕着魔气，面容妖邪，身上的气息和仙族全然相悖，显而易见，这是三个魔族。林崇玉一听这话，就知道对方看到他和云梦寒的事儿了。林崇玉心道。 难怪，难怪昨夜我隐约听到有人，原来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来了。林崇玉心里生出股不悦，魔族纵欲，并不觉得被看到私事算什么。然而林崇玉和云梦涵却是仙族，林崇玉是男人，对此倒不是很在意。然而云梦涵是一个女仙，恐怕并不愿意被其他男人看到。林崇玉内心略有些后悔。 他们的第一次不应该在野外，然而昨夜的情形实在紧迫。云梦涵中了媚毒，神志不清，本能地往林崇玉身上靠，这让林崇玉如何把持啊？事到如今，说再多也无用。林崇玉脸下后悔、恼怒等情绪，看起来依然自信从容。尔等魔族，来仙界禁地有何目的？你们就不怕我高喊一声，召唤其他仙族来将你们绞杀吗？ 为首的那个魔族笑了，哼，如果这里站着的是其他仙族，我或许会担心，但是你，哼。其余两人也笑了，其中一人戏谑的看着林崇玉，你的那个小仙女还躺在不远处，你若是叫来其他仙族，她就被众人看光了。你们仙族好像挺在意名声的，经此一事。 他怕不是得自尽以周全清白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